荣耀。当团队赛的画面最终闪出这两个大字时，张一伟彻底瘫坐在了桌椅上。虽然已经看出了团队赛中玄奇的被动，预料到了这种结局，但是比赛还没结束，心头总是留存着一丝对奇迹的期待。直至此时此刻，张一伟才真正的心如死灰。 这赛季的挑战赛有加时战队，对于冲击联盟席位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玄奇战队上下其实早已做好了要多参加一年挑战赛的准备。可是现在，根本连嘉世战队的面都没碰着就已经出局，这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张逸维是玄奇的真正主心骨，成功功劳最大，失败，责任也无法推脱。 而这一战充分暴露了教练在当前赛制下对局面掌控力的弱小。张逸伟感觉自己的未来比起玄奇战队来说要暗淡多了。双方选手陆续下场，玄奇的选手自觉的围了上来，结果却发现他们的教练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沉默的可怕。众人也不敢吱声。 也只能一个个低垂着脑袋，默默地等着、候着。而在他们的身边，星星战队的选手席上，自然是一片欢声笑语。与此同时，现场观众席上为数不多的星星支持者以及叶秋的粉丝都在兴奋地呐喊着。在媒体席那边，常先更是激动得差点跳上桌子。 赢了，星星赢了，曹哥。周围媒体记者不少，常先到底没敢太放肆，只是拉着身边的曹广成使劲分享他的喜悦。 <laughs> 不错，曹广成随便挤了点笑容。这一轮，星星居然真从玄奇身上拿到了这样大比分，确保了出局。说起来还真是让他有点意外。 这个星星，难道真的可以给家世制造什么危机吗？曹广成心下不由得有点忐忑了。不过再看其他同行，对于星星的出现倒是蛮高兴的。只不过他们的心理和常先就大不一样了。常先和星星战队已经处出了感情，他是由衷的希望这支战队可以越走越好。 至于其他记者，却都是因为期待着叶秋撞家事这样有话题的比赛，所以不愿意星星过早的淘汰了。十比零，星星最终以这样的大比分击败了玄奇战队。这个结果，我想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吧。但是不得不说，这是完全符合这一场比赛走势的结果。星星这支战队是本赛季挑战赛最大的惊喜。 目前已经有两支职业战队栽在他们手上，未来的征程中，他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期待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电视转播这边，转播解说正在进行最终的总结。现场这边呢，其他七场比赛有的已经结束，没结束的也差不多到了尾声。各小组最终排名将在今天完全产生。 转播用的电子屏上，朝四个方向都挂出各组的积分榜，还有机会的战队此时已经到了最紧张的时刻。然而，这一切却已经和玄奇战队无关。围观着他们的教练张一伟发了许久的呆后，他们终于听到了来自教练的指示：“走吧。”张一伟起身，平静的招呼了队员们一声。 批评，这时已经无事于补；鼓励，那等先确定了自己的未来再说吧。小组赛都没有出现，张一伟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是一份可以让老板满意的答卷。尤其这一场中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他还能不能和这些队员们站在一起，将是他们选取战队的一个大问号。 玄奇战队就这样默默的离开了，没有多少人留意到他们这些失败者的离开。现场观众都在一边看着剩余的比赛，一边留意着各组的积分榜。B 组是第一个确定最终出线形势的小组，星星第一，操盘手第二。第二个产生最终结果的是 D 组，这组家世第一是早已经锁定的。 最终四十的满分，更是彰显了家世在挑战赛中的绝对优势。该组悬念只在第二名。随着最后两场比赛结束，D 组第二的战队决出，一支叫“楚蜀”的队伍。第三个明确形式的是 A 组，诛仙战队以并不太大的优势，最终拿到了小组第一。第二名则是一支叫“燎原”的战队。 而这支队伍根据赛制，就将是拿到 B 组第一的星星队接下来的对手了。C 组迟迟没有结束，却也没多少人关心。这半区有加世战队，没人会觉得 C 组的最终结果可以影响到加世的出头。八强战队最终在当晚全部决出，下一回合的对阵表也因此自动生成。 接下来的挑战赛将继续淘汰制，一局定输赢，不分主客场，比赛用途主办方指定，都是荣耀游戏方为赛事专门制作的。如此一周一赛，三周后决出最终冠军。至于比赛方式，却是一种全新的赛制，将在这次线下赛的淘汰环节首次采用新赛制。 将原本比赛的三个环节缩减为了两个环节，个人赛事取消，改为擂台赛和团队赛两个环节。但擂台赛将放大规模，由原本的三对三改为五对五。积分方式则是全新的人头计数法。举例来说，擂台赛中若有人霸气威武，一人挑翻对手五人，那么几队最终就将拿到五分。 两人出场扫翻对手五人得四分，三人得三分，四人得两分，五人得一分。五人出场也没能扫翻对手的，那是输了不得分。团队赛同样，最终几队所剩角色的多少为几队最终所获的分数，一个人头一分。最后两轮得分相加，多者获胜。 因为计分方式的改变，这一赛制算是新到家了。联盟方面透露出来后，就有专家指出，这将引起荣耀季战术的一次变革。相比以前只是单纯的追求最终的胜利，这种赛制下选手需要考虑的东西更多，比赛将变得更为复杂，内容也将更为丰富。总体来看。 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评论家是非常欣赏这新赛制的，但是对于实际的参与者、职业选手们来说，改变已有的习惯总是一件麻烦事。所以，无论赛制改好还是改坏，他们都不会太欢迎。只不过在改坏的时候，他们可以有理有据地抵制一下；而这一时间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赛制，他们也只有默默去适应了。 联盟的计划先在挑战赛、线下赛里尝试使用，看看效果。合适的话，再引入到职业联盟的季后赛当中。至于常规赛的赛制要不要改变，进一步再研究。新赛制也不是什么要给大家惊喜的秘密，所以一早研究方案的时候，联盟就有跑各大职业俱乐部收集过意见，以免唐突的搞出一个规则后引发抵制。 现在方案可以拿出来，可这在职业俱乐部这边是已经不会有什么抵制意见的。至于挑战赛里的这些玩家队，人微言轻，当然只有遵守赛制的份儿。新赛制因为人头分的加入，确实如专家们所言，会让比赛变得更复杂。但是再复杂的比赛，也得以确保比赛胜利为前提。擂台赛。 团队赛两轮赛事，如果都可以拿下的话，那什么人头分根本不用算，也知道谁是胜者了。人头分的作用只在擂台赛和团队赛各胜一方的情况下有所凸显，而以为人头分只是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分出胜负，未免有点把这赛制看得太简单了。分不出胜负，可以在附加赛。 联盟丝毫不介意多一点比赛来提供更多的观赏性，否则的话，要什么两轮，干脆就一轮一场团队赛定输赢，那才叫干净又省事。不这样做，自然是因为单挑你是玩家喜闻乐见而不能舍弃的比赛形式。结果，这种多样比赛形式串联在一起的旧赛制，造就了提前杀死比赛的状况。 尤其上赛季连总决赛都发生了这种现象，终于让联盟决心做出改变。新赛制，理论上来说，同样也有可能发生这种现象，比如擂台赛里全取五个人头，而后在团队赛里击杀对方两个人头，那么比赛就已经提前结束了。但是这种理论的可能性极低。 职业联赛中，擂台赛一挑三都是难得一见的盛景。以一挑五，不敢说绝无可能，但至少可能性已是极低极低。另说五分、四分、三分，在擂台赛中都是极难拿到的。毕竟擂台赛是一对一的背景，比赛环境是绝对公平的，最终拿到一到两个人头，应该是最普遍的状况。 而团队赛就不一样了，团队赛中的人头分事实上获取要比擂台赛容易一些，因为团队赛中公平局面只维持在最初，当劣势一方人数开始削减时，劣势将被不断放大，优势方最后保有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的人头都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反倒只剩一人获胜的惨烈局面相当少见。 另外，团队赛本身就是六人参加，比擂台赛要多一个人头。考虑到这么多因素，擂台赛中只是拿到一个、两个人头分的话，对团队赛的局面影响其实不算太大。也就是说，新赛制团队赛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相当大。可是，想有这种决定性的作用，前提是擂台赛不能太放松。 如此前后前置，比赛的观赏性和竞争性都得到了老大的保证，而且将提前杀死比赛的可能性放到了最低。新赛制联盟充满了信心，而留在挑战赛中的最终八强有幸成为了这最新赛制的第一批尝试者。